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自从这个二战全面爆发之后啊，这个纳粹德国呢，很快就席卷了北欧、东欧、西欧啊，巴尔干半岛。到了这个一九四一年初，德国呢控制了包括法国、波兰西部、比利时、什么荷兰、卢森堡，是吧？挪威、南斯拉夫、罗马尼亚。 十六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这个时候的世界只有英国像钢铁侠似的孤单英雄啊，孤单寂寞冷，和这个法西斯轴心国啊相抗衡。 呃，丘吉尔，丘老爷子在一九四零年六月发表了一段著名的演说啊！我们要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在陆地上战斗，我们在战场上，在大街上，在山坡上，我们在厨房里，啊，我们绝不屈服，在所有地儿我们战斗啊！我们铁了心了啊！老铁，这回扎了心了，跟你们战斗。当这个纳粹德军横扫欧陆的时候啊，苏联跟英国是不一样的，这厮是以纳粹的同道、共同分赃者的姿态。 出现的苏联这个国家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国家。为了获得他所谓的战略空间啊，先后入侵芬兰，占领波兰东部，占领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然后这个罗马尼亚的这个比萨拉比亚、北部科维纳这些地方，还干出了惨绝人寰的卡廷森林惨案。今天波兰人想起这事儿。 觉得跟南京大屠杀差不多啊，而且呢，他站的那块地方呢，就是现在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所以为什么前一段这个乌克兰有内战嘛？啊，就是人家本来是西斯拉夫人嘛，你愣给人拉过来，非得跟东斯拉夫人在一块是吧？你留得住我的人，你留不住我的心呢。所以这个他自己啊，在内部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他干的这些事儿，没有一样不是跟他的纳粹同志臭味相投的。 也没有一个邻国不被他欺负啊，所以都恨他。但是呢，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吧，往往越是同类越要相残，因为独裁者的思维都是这样：顺我者昌，这个逆我者亡；一山不容二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这世界上只能我一个人犯二啊，其他人没资格。斯大林看到德国这个时候越来越强大，那早晚会威胁。 我苏联的这个安全，而且明显的随着搞定东欧巴尔干，那叫奔我来了。再说我站的这都是啥地儿啊？李家哪有巴里棒啊？是吧？我站的这地儿不灵啊，这个是吧？那这北极圈里边就不灵啊。所以呢，就开始采取这个一些个防范措施啊，将苏联的重工业啊、军事工业呀，有计划的呢迁到了乌拉尔山以东，然后呢跟德国和谈。呃，前面咱也讲过了啊。 西方国家三心二意，祸水东引。现在这个斯大林明白了，啊，帝国主义国家虚伪的民主本来就跟我势同水火，啊，还是这个西大哥跟我情投意合，大家一起耍流氓呗。那谁能耍得过咱俩呀？然后呢，在东边稳住东方的日本，啊，经过诺门坎一战打服了他，然后跟日本呢签署中立条约，建立所谓东方战线，靠武力加强这个战略纵深。 这个苏联的防范措施当中啊，建立东方战线是最受争议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苏联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秘密条款，占领了大概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把这个芬兰啊、罗马尼亚这些邻国啊，迅速呢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而且呢遭到了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你老觉得你牛逼啊，想通过霸权啊让街坊四邻怕你。 其实呢，你得消耗更多的防守力量，这些小国你看着，你得驻军吧，为了镇压反抗，你得派警察吧，朝阳群众啥的，你得多预备点吧，那你得给开支吧，是吧？其实无形当中啊，是给自己增加了敌人，以邻为壑，这是最蠢的战略方式。这一点呢，苏联就真不如德国了，那毕竟他还嫩，那老西更多通过谈判。 是吧？哎，秘密的谈判是吧？然后用阴招获得啊！你比如奥地利，丹石湖将以迎王师，欢迎德国兼并；匈牙利、罗马尼亚，那简直是主动投怀送抱是吧？有求于这个德国，来来来，啊就这么来的，是吧？哎，所以你这样的小弟用着多省心呢啊！北极熊啊，就是那种傻横傻横的，那毫无大国谋略可言，直接就动手是吧？纯属是一蠢流氓啊，傻流氓。 事实上，这个东方战线在战争中起的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开战之初，波罗的海国家很多人都加入了德军，就像苏联这个肃反运动一样啊！你目的是要消灭敌人，结果制造的敌人远远比消灭的敌人还要多。在这个德国方面呢来看，仗打到一九四一年，西线早已平复啊，老西很满意，基本上欧洲大陆。 要么占领，要么臣服。只有英国凭借着这个海峡优势，仍然在叫板，但是呢，也是自顾不暇了，让希特勒感到现在有机会腾出手来对付东边的大国苏联。咱们讲这个希特勒上台前，按照我的奋斗的既定方针啊，纳粹要建立千年帝国，是吧？实现德国梦。千年帝国应该建立在哪儿？建立在东方。在一九四零年夏天，也就是西线战场。 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啊，已经是这个 like fire like t e 呢，那打的已经那样了。哎，希特勒就已经敦促总参谋部制定进攻苏联的战略计划啊，并且呢，在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八号就签署了第二十一号作战指令，代号叫巴巴罗萨行动。而且呢，为了宣传目的，希特勒在对外演讲的时候啊，宣称苏联有一百六十个师集结在边境。 准备挥师西进。确实，一九九三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叫丹尼洛夫的俄罗斯上校，在著名的奥地利军事杂志上公布了1941年苏军总参谋部制定的“大雷雨”计划。大意呢，就是说呢，苏联准备在四一年五月全面进攻德国。啊，事实上是根据后来苏军在开战初期让人打成乌眼鸡的这个表现。 说明这个呢不太经得起推敲，但是呢，在当时以戈培尔为首的这个纳粹宣传机器成功的把事态呢说成了斯大林准备进攻，希特勒被迫防守，德意志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为了防止苏联消灭我们，必须在东边啊秣马厉兵，枕戈待旦。德国的情报机构啊对苏联的判断。 让希特勒认为苏联是非常容易对付的，就开始制定入侵苏联的这巴巴罗萨计划。德军在一九四一年正处于鼎盛时期，根据战时的编制与装备，每个师的兵力都得到了加强，而且占领法国之后，德军经过重点训练，闪电战技能又得到大幅度提升啊！就跟这个。 苹果系统似的啊！秃鹰军团在西班牙内战内测版打波兰一点零版本，打西欧二点零版本是吧？打苏联就已经三点零版本了。谁知道以后会不会出来更高什么什么版本？巴巴罗萨行动计划大政方针基本上呢还是延续闪电战的一贯风格，装甲兵团作为先遣部队，配合空军精准打击，一举消灭苏联陆军主力。 先遣部队呢，由装甲师、摩托化师和步兵师组成装甲集群。他们的任务呢是深入包围啊，然后从侧面呢包抄敌人。为了发动对苏战争，德军组建了分别由克莱斯特、霍普纳、古德里安和霍特带领的这个四个装甲集群，作为四大先锋。 这四位高级指挥官平均年龄都是五十到六十岁左右啊，经验十分丰富，指挥能力呢超强。而且除了冯克莱斯特之外，其他三个都不冯啊，也就是说呢，都是出身平民阶层。呃，像这个克莱斯特这哥们儿很有意思啊，他们家在德意志是响当当的名门望族啊，被称为这个“秦建家族”。秦就是。 弹琴啊，当当当个里格楞，扔，等个格楞就弹琴的是吧？能文能武，他高祖父是腓特烈大王麾下的元帅。他们家在十九世纪初呢，还出了一个文学巨匠海德里希·冯·克莱斯特。那在二十世纪呢，被文学界尊为跟歌德、席勒齐名的德国古典文学伟大的三巨头。而这克莱斯特大将，他父亲是大学教授。 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就造就出了一种呢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通过研究这几位将领的履历，能够看出来，希特勒特别会用人。呃，也可能正是因为他们不受传统普鲁士军官团保守思想的影响，啊，才容易这个。 就是驾驭装甲兵这样的新兵种，尤其在这个陆军比较保守，因为他一般是普鲁士军官团，贵族是容易控制陆军的，是吧？啊，但是你像海军，俩元帅雷德尔、邓尼茨都不是贵族，都是平民出身。空军就更不用说了，空军以前帝国时代没有，纳粹才有的这个空军，所以五个空军元帅里仨都不是贵族，都是这个平民。根据这个古德里安以及后来曼施坦因。 这些名将的这个回忆录，这个当时的德国呀，也并不是说万事俱备，只等开战啊。这个他们认为希特勒这样的人呢，有人格缺陷，脑子里就是一坨浆子。他一战的时候呢，还批评说德国两线作战不明智，现在竟然激情四射啊，向他们的军官们推销攻打苏联的必要性。 而且当时的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还做过一个精确的计算，估计是这个拍希特勒马屁用的啊，领导爱听什么咱就说什么吧。认为只需要八到十个礼拜就可以打败苏联，只需要让三个兵力相当的集团军群向前突击就好，啊，根本就不需要制定啥具体的作战方案。唯一能够决定走多远的，就是看你油料够不够，而不是弹药够不够。 像这个古德里安这样严肃认真，而且在一线作战指挥的指挥官来说，这就是扯淡。哈尔德，你丫是一路坐办公室上来的，你打过仗吗？是吧？你开过几枪啊？你知道这个枪口对哪儿吗？你知道保险在哪儿，扳机在哪儿吗？你以为几百万苏联红军，就跟你在作战地图上拿小兵人摆着呢？那事儿我也能干。 让你长棍戳到哪儿就就是哪儿，拿尺子量作战地图，哪能那么干啊？打仗还取决于油料够不够，你咋不说腿够不够长，脸皮够不够厚啊？是吧？德军的这些一线指挥官啊，知道苏联是一个巨无霸，别人双层集市，他四层是吧？而且还是套餐。现在的这个德军啊，无论从兵力上还是装备上，没有做好准备。 而且呢，中肯的说，苏联的计划经济、举国体制，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上确实是成效特别大。苏联人为了买机器设备，什么都卖，连文物都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复活节彩蛋嘛，沙皇一共做了这个四十个，那斯大林说这玩意儿有毛用啊？那彩蛋能吃吗？那还不如咸鸭蛋管用呢，是吧？卖，往外卖。 是吧？通通通通通全全都往外卖，卖到最后，洛克菲勒手里有十五个，克里姆林宫只有九个，是吧？后来是苏联解体之后，什么叶利钦、普京大帝又开始往回收，是吧？他这玩意儿卖，卖来干嘛？换钱，买买机器，主要是买美国的嘛，是吧？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教导我们说，资本家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包括绞死他们的绳索，是吧？所以什么都卖啊，买买这些东西，哎，因此到三七年，苏联工业总产值。 欧洲第一，世界第二，是吧？你说那没意义哈，他统计数据有水分，那他也真的是比英法强。而且呢，当时的德国呀，在兵力上就做不到集中力量。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一共有二百零五个师，只有一百四十五个可以用在东线战场作战，其他地方，比如说和比、法、大西洋沿岸三十八个师，这可以理解。英国没有投降。 美国态度暧昧，保持一支这个快反部队是有必要的。一个师在丹麦，丹麦虽然投降了，那每天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骑着马在大街上溜一圈，爷还在是吧？但是这个基尔航道很重要，所以得有一个师看着。然后呢，七个师在这个巴尔干，这个咱们前面讲到了，墨索里尼不揣冒昧。 进攻希腊有多大脸现得的眼那希大哥呢，在南部门户洞开，侧翼暴露，所以收拾完希腊，你得留着兵镇守吧。再加上南斯拉夫游击队那么横，那你不得不在巴尔干保持兵力。两个师住在北非利比亚，后来呢是沙漠之狐隆美尔的舞台。然后令人非常不解的是，有十二个师竟然驻扎在挪威。 这个呢，除了守护北欧铁矿石来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据说，因为德国人在这儿建了一个重水工厂，用来研究原子弹。这个计划是绝密的，当时很多高级官员都不理解为什么啊，这么一支兵力摆在这个挪威，而不用来去进攻苏联？挪威啥都没有，除了鳕鱼、三文鱼，是吧？用十二个师捞三文鱼嘛，是吧？哎，当时这么看。 进攻苏联的兵力也是显得很单薄的，武器装备上呢，其实，在战争初期啊，德国人的这个装备并不好。波兰战役当中呢，德国的坦克基本上都是一号、二号这样的轻型坦克。一号坦克两挺七点九二毫米机枪，根本就不能叫坦克，连炮都没有，实际上就是装甲车啊，打骑兵可以。 二号坦克是二十毫米主炮，哇，那现在这个就步兵战斗车的的这个口径都比它大，只不过呢是闪击战这种战术把敌人打懵逼了，那没见过这么打的。另外呢，坦克它没用来支援步兵，而是这个直接单干，是吧？哎，这个没见过。法国战役当中，三号跟四号坦克才崭露头角。三号坦克是五十毫米炮，而且是短筒炮。 四号坦克呢倒是七五炮了，啊，但是呢这个数量很少，基本上都是当尖兵用，没有大量的这个装备啊。但是苏联已经小批量的装备了可沃和这个特三四这种中大型坦克，都是七十六毫米炮，所以德国人就特别聪明啊，说我得这个试试苏联人的装备水平啊怎么样？所以呢，在一九四一年那是一个春天。 希特勒呢邀请一个苏联军事代表团，热情邀请他们来来来啊！苏军官兵，欢迎欢迎，热烈欢迎，Welcome to Germany！来指导德国的坦克生产啊，莅临指导啊，到德国的坦克生产基地，而且受益毫无保留的让苏联官兵看，把最新型的这个四号坦克生产线亮出来给苏联人看。你看，这是我们最现代化的坦克，四号坦克。 苏联人估计也可能是喝多了吧，那反正他清醒的时候不多，傻了吧唧的，是吧？说这就是你们最先进的坦克，我读书少，你别骗我，我农村来的，不要向我使套路，是吧？城里套路深，我要回农村，是吧？你们肯定是把最好的坦克藏起来了，不让我们看，是吧？你瞧你们德国人这抠逼小家子气，是吧？而且纠缠不休，是吧？向厂方的上级反映，你们把这个好坦克拿来我看看。 这一下德国人出了一身冷汗，我靠，那真让我们试出来了。看来老毛子呀，真有比我们先进的多的新型坦克啊！我们这已经是最先进的了，他不信，赶紧整改吧，啊，别咱的坦克到时候让人当碰碰车玩啊！而且不光质量不行，产量也丢人，那。 德国一年只能生产一千辆坦克，那这还是咬着后槽牙说的啊！你一年生产多少辆坦克？一千？回去问，哎，真真有吗？那差不多吧啊！但是，三三年苏联一个叫红十月的拖拉机厂啊，模范工厂，日产坦克二十二辆，你这仗咋打？苏联在整个二战期间，坦克生产了六万多辆啊！你想是吧？这个世界第一啊，是吧？你是咋打？ 但是呢，现在所有人都疯了嘛？一个大疯子领着一群小疯子，肆无忌惮的发疯，是吧？精神病院没关门后勤上就更逗了。希特勒这时候春风得意啊，那飘飘然，忘乎所以，迷之自信。既然计划在冬季之前打败苏联人，那么这个军需生产啊，就过剩了，没必要生产这么多东西。所以当时就下了一个特二的这个。 指令啊，让陆军部分军需工厂转产民用品。你这个军装改时装是吧？军袜改长筒袜，军用食品改儿童休闲食品，薯片啊、虾条啊、旺仔小馒头啊，那咱生产这玩意儿是吧？哎，拖拉机、摩托车、电冰箱、微波炉啊，咱生产这，这这，咱得卖呀！打仗是挑费，咱得卖，咱得挣钱。而且呢，计划冬季一开始。 就把六十到八十个师调回本土休整啊，所以这个理想很丰满，后来现实很骨感啊，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件事儿。到了一九四一年的六月十四号啊，希特勒把集团军和集团军群司令召唤到了这个柏林啊，那时候打仗是靠人多，所以部队的编制也大。 是吧？师上面是军，军上面是集团军，集团军上面是集团军群。苏联不叫集团军群，苏联叫方面军啊念不好就是方便面啊，反正就是差不多是吧？现在打仗啊，连师级规模都少了是吧？根本用不着啊，一帮特种兵摁摁按钮就完了啊！哎，把这些人都叫到柏林，向他的爱将们做进攻苏联的陈述。大意呢，就是说啊，英国呢，咱就先放一放啊。 这个目前来说呢，打赢的可能性这个也不大啊。这个英吉利海峡呀，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丘吉尔那老王八蛋在那头，让我恨得不行，我还拿他没辙啊。咱们呢，先当欧陆之主啊，在这片大陆上，现在就东边那头熊是咱们最大的这个拦路虎。只要把它拿下，其他事儿都不是问题。英国很快就会俯首帖耳。你们的明白？ 所有的军官，你看我，我看你啊，大眼瞪小眼，胡子翘着，那懵逼转向，不说话，说啥呀？是吧？这疯子他又不听你的。然后这个这个希特勒说：“哦，一看这个众爱卿的反应，你们都明白了，胸有成竹了，相信大家都明白了。”好，退朝。听希特勒喷完之后，所有的元帅大将们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会议室。完蛋了。 德国不知道还看得见看不见六月十五号的太阳，但是呢，这个时候伴随着德军出人意料也出己意料的胜利，所有人都被冲昏了头脑。德国人的字典里已经彻底删掉了“不可能”这个词儿。国防部总参谋部所有人都毫无例外的流露出了欣喜的神情，而且不许人破坏这一良好氛围。战争机器已经隆隆向前，再也停不下来了。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